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德国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陆国家，但是呢，要想打败英国，你在陆地上呢怎么瞎扑腾没有用，你必须到海里练练。所以从一战开始呢，德国就对英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建造了仅次于英国的公海舰队。不过呢，这个结局特别悲催，是吧？竭尽全力跟英国打了一场日德兰海战。 虽然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要想撼动强大的皇家海军，那还是痴心妄想。所以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有一个评论啊，说德国海军呢殴打了他的监狱看守，但是呢无法越狱，这个特别准确。打这儿之后，德国海军舰队就再也没有出过门成了一支这个不折不扣的存在舰队啊！你的意义呢就是存在。 水面打不过德国人，就钻到了水下，这就是潜艇战。整个一战期间呢，德国投入了三百多艘潜艇，战果呢也非常不错。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德国实行了无限制潜艇战，让这个潜艇部队不顾国际法的约束，不经警告就对敌国甚至中立国的船只发动攻击。所以呢，这也就成了美国参加一战的直接借口。 到了二战开始的时候呢，德国又偷偷建造了五十多艘潜艇。但是希特勒呢，此时更痴迷于那些可以扬我国威的大型战舰，尤其是倾尽国力造的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再加上一些袖珍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 这时候，德国战舰的设计思路都是比较偏向于防护力和机动性，火力呢稍微差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呢，他们的任务不是再去跟英国舰队决战，而是要深入大洋去袭击商船队。遇到敌人的大型战舰，只要能依靠装甲和速度逃跑就行了。啊，正所谓呢，追得上我的打不过我，打得过我的追不上我。 呃，理想是很丰满，但是呢，现实太骨感了。开战以后，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深入大洋，发动了多次破交战，战果是有的，可是损失也不小。施佩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就在南大西洋被英国海军毒死，最后呢，不得不自行炸毁。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国海军拿出自己的老本儿，让俾斯麦号战列舰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组成舰队，往北冰洋方向进发。 此次行动代号“莱茵演习”计划呢，是准备用俾斯麦号把堵在家门口的英国海军引开，然后出动其他舰艇前往大西洋进行破交战。俾斯麦号排水量四万两千吨，装备四座双联装炮塔。 一共八门三百八十毫米主炮，最大航速能达到三十节，战斗力非常强。它一出海，马上就被英国侦察机发现，皇家海军立刻派出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前去堵截，一场大战是一触即发。胡德号啊，是一战时候就开始建造的老船，不过呢，经历了几次现代化改装之后，战斗力不容小觑。 一直是英国本土舰队的旗舰，它呢是也是啊八门三八幺毫米主炮啊排水量呢跟匹斯麦也差不多。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四号凌晨，双方在丹麦海峡遭遇，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率先开火。 德国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啊，还没出门就被堵住了啊，所以舰队司令吕特晏斯上将犹豫不决啊，说咱本来应该这个悄悄的开到北大西洋去啊，这是不是应该赶紧撤呀？啊，但是俾斯麦号的舰长林德曼上校力劝，说已经到这份上了，跑也够呛，不如干他一票。于是呢，德国舰队开始还击，欧根亲王号的二零三毫米主炮先后命中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 引发了这个两艘英舰啊起火啊，不过这重巡的主炮啊很难对这个战列舰和战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还得靠俾斯麦。果然，俾斯麦号的第五轮齐射，一发三八零毫米穿甲弹正中胡德号，穿透甲板后正好击中了弹药库，引爆了这儿装的一百多吨火药，巨大的爆炸把胡德号拦腰斩断。 瞬间就沉入了海底，包括舰队司令霍兰德中将在内的一千四百一十九名舰员，只有三人幸存。此时离双方开火仅仅八分钟。随后，这个比斯麦号又把威尔士亲王号打成了重伤。威尔士亲王号顽强反击，不过自己的这个舰桥啊被击中，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阵亡了。八门主炮只有五门能用，舰长利奇见势不好，命令释放烟幕撤退。 俾斯麦号自己也被三发炮弹击中，其中一颗呢击中了他舰首的水线附近，把船体打了个大洞，海水呢开始灌进来，而且这里的燃油啊开始泄漏。另一发呢击中了水下，啊进水淹没了一个发电机和一个锅炉房。这两发炮弹让俾斯麦号开始微微左倾，航速呢也开始下降。 吕特克斯还是决定俾斯麦号继续前进，而欧根亲王号掉头向西，跟这个俾斯麦分开行动。 国人吃了这么个大亏，哪能善罢甘休？立刻调兵遣将，找俾斯麦号报仇。这回说什么不能让老小子活着回去？皇家海军先让受伤的威尔士亲王号远远地跟踪俾斯麦号，然后调集附近所有舰艇，一共六艘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十三艘巡洋舰和二十一艘驱逐舰，布下一个天罗地网。 当天晚上，皇家海军“胜利号”航母上的九架剑鱼式鱼雷轰炸机找到了“俾斯麦号”，“俾斯麦号”紧急转向躲开了八枚鱼雷，但是呢，第九枚鱼雷击中了左舷中部，导致第二台锅炉熄火，“俾斯麦号”的速度呢就减到了只有大约二十节。第二天凌晨，“俾斯麦号”经过一晚上抢修，居然奇迹般的恢复到了二十八节的航速。 吕特燕斯通过一连串诡异的转向甩开了追击的皇家海军，但是呢，他给总部发的电报被截获了，英国人这才重新找到了。 俾斯麦号此时俾斯麦离回到法国海岸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而且之前英国人为了搜索把舰队分得太开，现在只有皇家方舟号航母和两艘战列舰组成的 H 舰队能够拦截俾斯麦号。H 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决定先用皇家方舟号的舰载机骚扰俾斯麦号，再让战列舰上去围攻。当天晚上八点一刻。 十五架舰鱼轰炸机从俾斯麦号两侧同时发动进攻，俾斯麦左躲右闪，还是被一枚鱼雷命中舰尾，结果就是这枚鱼雷击毁了一侧的螺旋桨，碎片呢还把船舵卡在了左转的位置上，这一下船呐没法走直线了，只能通过调整螺旋桨转速，弯弯曲曲的往前开，而且航速降到了仅仅十节。 就这样，英国人也没敢大意。直到第二天清晨，两艘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小心翼翼进入了有利位置，准备给俾斯麦号最后一击。这一夜时间，吕特晏斯玩了命给总部发报：“你们赶紧派飞机和潜艇来支援，来晚了我们就没救了。”总部一边派支援，一边给他们打气。那连希特勒都亲自发电报表彰俾斯麦号全体官兵。但是这一切都晚了。清晨一到。 英国的两艘战列舰从两个方向开了火，俾斯麦号是跑也跑不动，转向也不灵，只能悲壮地投入了最后的战斗。罗德尼号战列舰装备九门四零六毫米火炮，火力异常凶猛，仅仅三十分钟。 俾斯麦号的四座主炮塔就都被打哑了，但是呢，依然没有降下旗帜投降。其实后来有人分析啊，说可能这个时候船上的指挥系统已经失灵了，所以不是不响，而是没法降旗。英国人一看，哟，行啊，老小子挺横啊，于是边打边靠近。罗德尼号一直开到离俾斯麦号只有不到四公里的地方啊，骑着脸炮轰俾斯麦。 英王乔治五世号也带着众多巡洋舰围过来，一起群殴了一个多小时，才算解了气。让一艘巡洋舰到近距离发射鱼雷，不可一世的俾斯麦号就这样沉入了冰冷的北大西洋海底。两千两百名舰员，只有一百一十人获救。好不容易造了这么大的一艘船，第一次出远门就被击沉。 从此，德国人就再也没有心气儿跟英国皇家海军正面硬刚了。于是呢，他们又捡起了一战的老套路，开始大力发展潜艇部队。德国潜艇啊，又被称为 “U 艇”啊。其实 “U” 呢，就是德语“潜艇”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二战的时候呢，还没有核动力啊，潜艇上用的都是柴油机，就跟汽车上那个一样。所以必须得在水面航行时候呢，才能吸进空气；到了水下呢，就只能靠电池了。 航行的时间非常有限，远程巡航啊都是在水面。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卡尔·邓尼茨啊。邓尼茨一战的时候呢就是潜艇指挥官，不过呢被英国人俘虏了，一直在这个战俘营待着。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认真研究潜艇到底该怎么用。 就发明了狼群战术啊！狼群战术是个嘛意思呢？哎，就是几艘潜艇组成编队，拉开一张大网。一艘潜艇发现敌人船队之后，先不着急进攻，用无线电召集编队其他潜艇靠拢过来尾随。到夜间的时候，靠近船队，浮上水面，从四面八方进攻。这样鱼雷打得准，一晚上没打完就继续跟踪。 那时候商船从美国开到英国，通常得好几天，所以潜艇呢白天跟踪，晚上攻击，几个晚上下来，船队啊一般就完蛋了。 狼群战术一出世就大获成功，开战七个月就击沉了两百多艘商船，几十万吨的物资沉入海底。英国人没啥好办法，只能想办法呢增加护航舰艇。为此呢，还借用了几十艘美国的这个老旧驱逐舰啊。不过美国这时候没参战，是吧？所以这船肯定不能白借，得拿英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来换。英国人也没辙，山姆大叔这是趁火打劫呀！那但是谁叫咱急着用这些船呢？ 即使是这样，护航军舰也远远不够，而且呢，德国潜艇越来越嚣张，对战舰也毫不客气，先后击沉了“勇敢号”“光荣号”两艘航母，甚至呢，“U47 号”潜艇还偷偷潜入了斯卡帕湾的军港，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之后，扬长而去。 舰长普林恩回国之后，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这几个月被称为第一段美好时光啊，游艇的第一段美好时光。直到这个一九四一年的四月，随着英国护航力量加强啊，包括普林恩在内的三位王牌艇长先后阵亡，邓尼茨呢才稍稍有所收敛。那么在后来的战争当中，邓尼茨的狼群还能不能继续创造辉煌？英国人又会想出什么新办法呢？ 咱们下期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